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零三集。他们两人往城外走，刚刚走到城门口，身后传来一阵呼唤：“林家主，洛姑娘，请留步。”洛寒和林青霄回头。 看到一个温柔秀丽的女子朝他们走来，她身上穿着华丽的长袍，头戴金冠，肩披彩帛，看衣着打扮，多半也是王室中人。风雨家停到他们面前，屈膝行了个宫廷礼。洛姑娘，林家主，方才小弟多有得罪，这是我这个做姐姐的失职，我十分过意不去，在此代他向二位赔罪。 原来是风雨晨的姐姐风雨佳。洛寒对凤凰族了解寥寥，但是一路走来也听说了不少王室成员的事迹，比如面前这位公主风雨佳。洛寒知道她是凤凰女王的长女，自成人以来温柔大方、善解人意，很得民众拥戴。因为风雨晨的缘故，洛寒对风家的印象跌到谷底。 现在看到风雨家，洛寒的好感又回来了些。没想到风雨晨目中无人，不学无术，他的姐姐却很知礼。洛寒说：“令弟年少，我们看在他还小的份上，不做追究。但是之后，请大公主严加管束。若不然，令弟未必次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。”年少，林青霄淡淡接了一句：“他的年纪不算小了。” 就算真的年少，这也不是做错事情的理由。风雨佳对这些话照单全收，语气依然十分柔和。两位说的是，怪我平日里太疏忽了，纵了他无法无天。雨辰自知做错了事，十分愧疚，都不敢来见二位。我斗胆邀请二位去王宫暂住，我会亲自压着他给两位道歉。麻烦二位看在我的面子上。 再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。风雨家的话非常周全，认错态度良好，洛寒心里的芥蒂散去很多，说道：“公主客气，但是不必麻烦了，我们这就要出城，不必劳烦公主安排住所。这怎么能成？”风雨家依然十分执意，说道：“今日是我们失礼，请家主和洛姑娘给我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再说二位是贵客。” 贵客盈门，岂有让客人住在外面的道理？风雨家这话面面俱到，洛寒找不到拒绝的地方。他回头看林青霄，林青霄见到说：“我都可以，你喜欢哪里就住哪里。”洛寒放了心说：“好，麻烦公主了， <laughs> 不麻烦，这是我族的荣幸。”风雨家示意侍从上前开路。 他亲自引着洛寒、林清霄二人往王宫的方向走去。风雨家声音柔和细致，对两人说道：“早就听闻林家主是不世英才，我神往许久，今日终于得以一见。不知二位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如果不耽误两位正事，两位尽可在云中城多住几日。”洛涵同意跟着风雨家回王宫，本来就存了打听遗址的心思。 洛寒听到风雨家的话，顺势说道：“多谢公主美意，但是我们恐怕要辜负公主的好意了。听闻云中城有遗址现世，我们接下来还要去探索遗址，大概没时间留在王宫。 <laughs> 这有何难？二位所说的遗址是前几天地震时露出来的那个吗？正巧，过几日我也要去遗址。如果二位不嫌，我愿意引路。这个结果，皆大欢喜。” 洛寒说：“这样甚好，多谢公主，洛姑娘客气。”风雨佳说着，好奇问道：“ <laughs> 洛姑娘貌美淑丽，言语不俗，按理不会是籍籍无名之人，为何我先前从未听说过洛姑娘的事迹？”洛寒不愿多谈，含糊着说：“公主过奖，我年纪轻轻，公主未曾听说也很正常。”啊。 风雨家挑了挑眉，好奇地望了林清霄和洛寒一眼。我以为二位是自小的娃娃亲，原来洛姑娘竟是比林家主还要年轻。不怪风雨家奇怪，林清霄年仅一千岁，这个年纪在仙界只是个起步的年岁。风雨辰比林清霄大好几百年呢，还不是处处当自己是个孩子？连女王也觉得风雨辰还小，需要被家长护在手心儿。 林清霄比风雨晨小几百岁，就已经修到上仙门槛，接手整个家族，甚至都走入政治中心。在风雨家看来，林清霄的履历已经足够传奇。没想到洛寒竟然比他还小。风雨家甚至产生些许怀疑：难道天界有能力的家族都流行早婚？林清霄被问得多了。 如今已经不在乎年龄差，别人想说就说吧，因为确实是他干出来的事情。林青霄说：“不错，他如今还小，这一两年才正式出来走动，许多事迹上没有传到梧州，故而大公主不曾听闻。”风雨家应了一声：“原来如此，是我孤陋寡闻了。不过二位委实是天作之合。” 刚才二位站在一起，说是道侣，我也相信。我之前还以为两位是娃娃亲，从小一起长大，才会如此相配。林青霄很喜欢听这种话，因为这种话的缘故，林青霄对风家的印象都变好了。多谢，只说谢却不说谦虚，可见林青霄心里也这么想。洛寒心中无语。 当着外人的面，他不好多说，只能在风雨家不注意的地方狠狠瞪林清霄。还娃娃亲，想的真多。风雨家不愧是多年来零差评的大公主，她温柔和善又耐心细致，有她在，两个人没有一个被冷落，甚至连吞元兽都被照顾到。三人交谈中，王宫就到了。凤凰族的王宫华丽典雅。 宫殿中处处可见树枝、绿叶等装饰元素。风雨家将两人引入正殿，两边的工人见了他，纷纷行礼。大公主，风雨家颔首应下，问：“嗯，母亲呢？”女王和太子殿下在殿内说话。工人通传后，三人进殿。风雨晨正依偎在母亲身边抱怨，听到外面的声音，才不情不愿站起身。 女王见了他们，主动站起来问好：“林家主有失远迎，家主竟然来了梧州，我们未曾迎接，实在是失礼。”女王客气了。林清霄微微颔首说：“这是我的私人行程，与中山无关，不好打扰梧州。”女王和林清霄说完客套话，才客客气气引林清霄二人入座。风雨辰今日受了委屈。 本意是来找母亲、姐姐告状，结果姐姐当场冷脸，母亲也对那两个罪魁祸首客气有加。风雨晨站在一边听着，十分不舒服。女王和林青霄说话时，风雨家就保持微笑站在一边，一如所有人期待的公主模样。等众人次第坐好，风雨家对风雨晨使眼色，说：“晨儿。” 还不快过来给林家主和洛姑娘道歉！风雨晨不可置信地睁大眼睛，风雨家却毫不退让，说：“我已经问过你的随从，知道在灵兽店里是你们看中了洛姑娘的东西才会引起争端。自己家里人也就罢了，洛姑娘是远道而来的贵客，你竟然做出这样没体统的事，还不快向洛姑娘道歉！”风雨晨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，他从小被母亲宠大。 姐姐对他有求必应，他哪里给别人道个歉呢？风雨晨不情愿。可是这次素来温柔的姐姐不肯相让，连女王也沉默不语。风雨晨心凉了，他被逼无奈，只能站起身，僵着脸给林青霄和罗寒道歉：“对不起。”仅说这么一句，风雨晨就像遇到什么天大的委屈一般，再不肯说了。 然而这样对于女王来说，已经是儿子难得懂事的时候。女王笑着说：“陈儿心直口快，没什么心机，是个极好的孩子。他说话可能有些直，但没有恶意。如果有得罪之处，请凌家主和洛姑娘海涵。”风雨晨都干出背后偷袭的事儿了，但是在女王眼里，竟然只是心直口快。 从女王话里能听到明显的偏袒，日常生活里不知道又要怎么护着幼子。难怪风雨晨会长成这个样子，女王对儿子和女儿的评价标准可完全不同啊。风雨家全程保持微笑坐在一边，仿佛没听到母亲明目张胆的偏心。这是别人的家事，洛寒不做评价，低头默不作声地看杯中的茶。 女王说完后，发现没人接话，场面慢慢冷下来。风雨家见状说道：“母亲，林家主和洛姑娘这次来是为了遗址，女儿打算陪他们同去。”女王听到，眉头略略皱起：“这种古代遗址都很玄妙，危机重重。这个遗址莫名出现，如何进出？里面是什么样子？可以存在多少时间，都是未知数。” 我本来打算等下面人将遗址试探明白后再安排你们进去。如今什么都不知道就进入，太危险了。任何没开发的遗迹秘境都是非常危险的。然而有风险才有收益。如果不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，等别人将遗迹摸索清楚后再进去，那还能找到什么好东西啊？风雨家虽然柔和，但是在这些事情上非常坚定。 修仙本就是逆天而行，不冒险焉能进阶？林家主和洛姑娘年纪轻轻就有如此胆量，女儿比他们虚长好些年岁，岂能畏首畏尾？女王知道长女看起来好脾气，其实主见很大。她决定好的事情，没人能改变。女王见劝不动，就不再费口舌，点头说：“好，既然你意已决，那就自己小心。” 林家主和洛姑娘也要同往。林清霄和洛寒一起点头：“是是。”唉，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这样大无畏，可见我是真的老了。好吧，遗址里面境况不明，十分危险，你们多加小心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